课文一，在教室。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？没看过，听说很有意思。那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去看吧。可以，但是我女朋友也想去。有意思，但是。